锵锵三人行，今天很好啊，两岸三地了，特别是咱们这个台湾朋友哈，第一次见到穿成这样的台湾朋友来。 <laughs> 你平常见的是什么样啊？不是，我跟你讲，他穿的像北京的板儿爷， <laughs> 像北京胡同里的。没错没错，哎，这个一般台湾朋友来了都是看你装的像个人似的。 <laughs> 这什么话？这是我最好的衣服。 <laughs> 我也是打点的，人家想着上在四川最好的，你还穿里挑了，穿个礼礼礼服来的，穿那礼服， <laughs> 这这，所以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人，我们一定要介绍一下，是吧？骆以军啊，文道，我觉得你的朋友最好你来介绍他。对，骆以军呢，基本上现在是。 我觉得是台湾中生代里面最好的小说家，最好的作家，那也是甚至是整个华文世界最好的作家之一，因为他不是刚刚才拿过，就凭今天这个手上我们新鲜热来的《西夏旅馆》。哎，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西夏旅馆》。拿了这个香港的《红楼梦奖》，《红楼梦奖》呢是个华文世界两年一次的一个长篇小说奖。对，第一次拿的就是莫言，嗯，第二次就是他了。你看他这个书很有意思，两大本吧，中间一小本 听说是删去多少字的都集中在这一小本，没错。那这书呢很奇妙，我们要准确形容它跟它的风格，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很黄、很暴力的作家啊。那这本书的关键词就几个吧：乱伦、奸杀。 呃，杀了再奸，呃，然后杂交、屠杀，都是这样，都是你平常想做的事，是吗？ <laughs> 对，没想到这人长得像个玩具熊， <laughs> 写就写这玩意儿， <laughs> 你这什么呢？这是什么状态？啊！哎，骆大师，你你。魂魂已经下了。对，骆大师，我现在发现呢，包括你看。 张大春，大春兄也在我们这里做过节目，是吧？朱天文也来过。看来不光是 <clears throat> 大陆的作家喜欢写这个色情暴力哈性心理，这台湾作家更狠呢啊！ <laughs> 他们带坏我，被带坏了。本来我是一个纯洁的文艺青年哦，后来遇到年。而且呢，我还听说写这么多乱伦呐什么的，奸了后杀，哈杀了后奸。 过程中就写就说你写成忧郁症了是啊， <laughs> 是是是，真的吗？写成忧郁症了吗？ <laughs> 我这都都对，可是又不对。那你说是写成忧郁症，可是不是因为写奸了后杀杀？不是写这个， <laughs> 这个只能写成亢奋症。对对对对对。所以啊，他这个很有意思，我就觉得人呐，表面上看。 你看，包括我也整天在这儿也嘻嘻哈哈、高高兴兴的。那其实你也很忧郁。呃，对，其实大家想不到这样的一个娃娃。我不是娃娃，不是。我觉得你笑起来像他有两个儿子了，对，两个儿子啊，像是个开心果一样的人。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他是个非常严重的需要吃药的忧郁症患者。 是是是，哎，是现在好了，不要把我当病例，是吗？ <laughs> 但是正好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就能治好呢？这事儿我也没没特别不，我是写这个书的过程，写这个书压力太大了，然后就就很像呃，你那个车子的小跑车，你本来车子的那个马力或引擎可能是可以跑到一百五，跑到一百五公里，可是你那个时候野心太大，油门吹到跑三百，那跑三百它就。 爆缸了嘛？那是属于就等于工作压力过大，会导致有一。我写的时候超亢奋，我记得我刚开始写的时候，因为我准备了蛮多年的这个题材，西夏这个题材，我这个呃，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就第一回去宁夏就就就就电到了，就想。 被乱伦电到了 <laughs> 不不，哎，被李元昊 <laughs> 电到，就西夏开国主嘛。对对对，看到他坟头嘛，那个时候。那可是后后后来写写，大概我记得我刚开，我们在台北有一群也哥们嘛，就是大家一一会儿是创作的，大家在聊，当时是想写西夏，还没有冒出旅馆。西夏我也很好奇，但是我一无几乎一无所知。啊。你你觉得西夏到底是什么吸引你呢？ 西夏，他他当然，因为我我有个背景嘛，我就是这种所谓台湾。我父亲是一九四九年跑到台湾去的。你老老家哪里？老家是祖籍是安徽，然后我祖父那辈是跑到南京有一个江心洲，有一个长江中间一个农民啦。他们就是我祖父他们 <laughs> 寂寞沙洲冷的， <laughs>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边就是种棉花，种棉花，种一些。我后来有回南京看我大哥，他们就是一些果农。 后来种，现在大陆可能这个产业种葡萄， <laughs> 对对对，不错。他们现在就就哦，走走。那你在台湾就算，那为什么这跟西夏有什么关系？对啊，对对，因为因为就就我那个时候去，我当然我像大春，或是像天文天心，像我到我是他们的老幺了嘛，小小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永远好像是在他人的梦土上。 好像我父亲那一辈，他二十多岁跑到台湾去，然后他他是别人的梦里的，他可能是蒋介石的一个反共大梦的里的，他们是一群裹挟过去的一群，活在别人梦里的。我就是在里头写，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一群没有着床的，他们是一群就是像西夏，他们那个这个这个族。 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嘛，他当时就李元昊一个建国，其实他的祖父啊，他的父亲都是非常承顺于北宋的，他们赐姓李也是唐氏赐赐姓他们的，他们是一直是对中国是君臣父子之之之之礼，可是就是李元昊就是一个枭雄，他就会觉得说。 我要凭空建立。他们本来这个党项枪是一群畜牧，没有国家。党项族嘛，对，就说他要立国，他就是创造自己的他自己的文字。你看过西夏文字吗？它是一个非常现代主义的。个个字都熟，一个都不认识。对，大家都说像徐冰弄的那个。他徐冰的就是西夏文，他不是他基本上他这个就是现代主义的。他现代主义什么意思？他没有历史脉络的，他是基于一个高道的一个一个意志，可是。 李元昊这个，他是一个年轻的一个，他自己一个人的意志，他就他是一个怪胎，他就他就硬生生的用抓了一个一个汉人的降臣，去三年的时间关起门来，就像写《百年孤寂》， <laughs> 关起来，你给我把我们这个立国所有的文字创出来，所以这些文字全部是拿汉字，凭空就是现代主义的东西，汉字拿过来，我全部把它长毛， <coughs> 那他好像是要把。 他的从此以后表述这个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字，他全部是。 你们大汉天子，你们的世界是一个光的世界，你们是一个呃呃呃八极适合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农业帝国长出来的一个跟农业的节气有关的时间感的一个帝国。我建立的是一个畜牧的，我是一个黑影的世界，它是长毛的，然后它的表意是全部它的它进入到另外一个奇怪的时间。那可是这个族后来李元昊是非常厉害的嘛，他是他有几场什么山川口子。 之一啊，好水怪，他是靠他很少的一个兵力。北宋那个时候是中国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一个帝国，他他当时去打那个西夏的时候，是向美军打伊拉克，是有辎重，是整个部队补给的，是是几十万大军过去，而且他们当时已经发展出一种铠甲是。 纸做的铠甲，轻纸纸做的，所以你看，他已经科技进步到这个地步，怪不得宋徽宗给俘虏了。纸做的，纸做的铠甲，不他纸做铠甲其实它是符合一个战争，它是可以防刀剑，的，柔韧性强，对。可是它其实是轻装的，其实，在当时那个时候是一个内陆式的一个三国演义嘛，他玩的几个，他也像他打了几场仗，跟宋打了几场关键性战役，他全赢。 然后他跟辽打，他把辽的辽辽什么中整个打到追到追到他们首都去。他跟金打，他也是都赢。他只有打现在西藏是没打必输。吐蕃是以前是非常消消军力非常强、悍的啊。那可是。 他你就特别沉迷西夏？不，我的沉迷就是这个国度。我本来想的一个书名是叫《如烟消逝的两百年帝国》，就是它灭掉了地球上。他他成吉思汗是被成吉思汗是在打新庆府的时候是被他们用弓箭射死，所以密不发丧。然后成吉思汗跟他的儿子说，打下来以后灭掉，整个灭种。 就是杀光，因为他们的那个前额是自法嘛，对，他，对，他的成年武士是非常好认，所以是整个灭掉。那我我这那其实是让你慢慢的这这资料都是大陆的，在翻译日本过来的。 你会发觉到说，这个文明是一个当时非常高度的，他们的佛经，我们敦煌的佛经全部是用西夏文写的。他们有最好的冶铁术，他们的西夏马刀是当时很有名的。嗯。然后他们有瓷器，瓷器在中国古代的这种封建帝国，你必须要一个高度集中的帝国，你才能有这么奢侈的一个烧瓷的皇家的代表。他也有西夏瓷，其实是非是不输当时北宋的官窑或是辽的瓷啊，这么高是很高度的一个文明。然后他们。 是的建筑，他们的建筑，它也是跟扭转过来的。它的它大陆这边都有在讲一些当时新政府的建筑，它有一半是汉的天地宇宙结构，紫禁城的，可是它有一半是伊斯兰的一一一个结构，它的结构是天圆天圆地方，是很奇怪的一个构造。那可是这个族后来是灭光了，这个文明是整个不见了。那我当时当然就会有一个。 这这，我觉得这就是所谓这种外省第二代的一个。我回到这个富的国度，其实现在是回到这些什么神马都是浮云，然后草泥马，好，这些世界，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中国，所以啊，是另一回事了嘛。大陆人没有身份认同感的问题，没有，是吧？但是你看很多台湾人，他就尤其是他的文化人，他经常的都在说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对吧？没错。哎，我还我还没着床呢，用 <laughs> 受惊的来来理解。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文道。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常常在比较，就是到底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华文学跟大陆文学分别在哪里的地方？嗯。就我觉得，对大陆文化人、大陆作家来讲，好像他们活得那么自在。 什么意思呢？当然，大陆经过很不平静的岁月，嗯，但是呢，他们对于自己是用中文来写作，对于自己是什么人这一点，从来没有任何疑问，从来都那么的安然，从来都觉得这是那么天然的事。但是，比如说，对我们香港人来讲，我知道今天我说任何一句话， <clears throat> 人家就会说你这个洋奴，你你是谁？你是被殖民统治长大的余孽。然后他台湾外省第二代。 然后在台湾现在本土势力动不动就说你们你们不是我们台湾人你不爱台湾，那马来西亚那个华人更巧妙对不对？你是少数民族，嗯，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中你的身份跟你使用的语言从来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 <clears throat> 我对你说的个为什么西夏也很有兴趣啊？我最近也是对这个相当于今天中国西北地区的这个地方啊，我很无知，但是呢越来越有兴趣。 就是说，而且你在那个地方啊，如果你了解多了呀，你会知道你要往上找自己的来历啊，其实是扑朔迷离的。是是。好比说我是北方人吧，那什什么叫中国人呢？就是说。 从血统上讲，比如说文道，你没看过我下半身呢？就是我没看过这这这还真没看过这这， <laughs> 你也别让我看，我不要看，我才不想看我的啊！对的你说你说好了，你说好了，我的腿毛啊，哎，跟他的胡子一样， <laughs> 你知道吗？我回去就剃光，这是么概念，剃掉。哎，文道腿毛在里面儿，回去马上剃光，吓死我！ <laughs> 卷的卷的，然后你看我妈妈的脸盘像蒙古老大妈。 哎，我爸爸呢，实际是个深眼窝，这个鼻子带点鹰钩。对对，你鼻子也还是有鹰。思，是吧？罗马式的。对对。 <laughs>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说这个 <laughs> 源流啊，源流之这个复杂。你像最近文道刚刚是到这个印度朝圣，对，文道佛教徒嘛，到到印度，我就注意到你在《华夏地理杂志》上写的一个贵霜王朝。对。那我对这个贵霜王朝也很感兴趣。 当年在中国的西北边，相当于祁连山的那个地方，那是他们的势力方。他跟中华民族的这个关系啊，但是后来被匈奴和那个什么乌孙人呐，一直就是赶。按说是深仇大恨。当时匈奴王拿他们的王的头盖骨做成酒杯喝酒嘛。所以汉武帝那个时候要打匈奴，有名的派张骞，就是去找这个大月支，就是贵霜嘛，找他们。 但是他们过上好日子了，为什么他们过上好日子呢？因为最后他们待的那个地方，今天最穷的地方，什么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那个地方，是丝绸之路的一个终点站。当时纽约嘛，对呀，就是国际货币交换中心。是啊，所以说咱们去打，说咱们打匈奴，没想到这贵商王啊，说我们这儿挺好，算了，不去了。哎。 但是呢，佛教后来传入中国，跟这个地方啊，跟大有关系，当然，对吗？甚至于你，甚至有些学者，我就看那个考证啊，为什么佛经里如讲说西方极乐世界啊，黄金金箔铺地啊？是。后来这些年，就是英国人搞这个考古发掘啊，后来就发现呢。 当年你想啊，他虽然是穷山恶水，可是他在丝绸之路上，他收这个税啊，是是是，真的是发现就是金铺地啊，就是当样，真的是富裕到这么一个，所以才大兴佛教。对，那么其实如果我们不了解中亚这个历史，哎，很难了解今天中国文化里面很多东西。我随便举个例子，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我们过年不是舞狮吗？嗯，我们中国人不是自古以来很多图画、很多语言都讲狮子吗？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中国是没狮子的，啊？你们想过这个问题，狮子是哪来的呢？ <laughs> 中国没有狮子，为什么老画狮呢？老说其实以前是有狮子，但这个狮子是从中亚来的，以前阿富汗、巴基斯坦这样是有过亚洲狮的，哎，是后来消失掉。 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非常的富庶，什么物种都有，而且就连中国人很熟悉的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里面的很重重要人物龙树菩萨什么，这些都是中亚地区的。而且那个地区的黄金地段就是被塔利班炸掉的巴米扬大佛，巴米扬大佛，对，那个地那个部分，那个那个整个区域过去就是贵霜的势力范围，嗯，而贵霜人 <clears throat> 也是一种很怪的人，他们呃。 他们的文化，你你有点像今天的中亚文化，但是有非常多的希腊影子。哎，因为那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对去过的地方，所以他的佛像是健陀罗的佛像。你看那个样子，基本上像欧洲人一样，那衣服，对，那折纹都像希腊雕塑。一样。对，然后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偶像，这个造像一路向东传入中国，哎，就就就变变变变变，哎，所以说为什么单纯要讲中国这个范围啊？ 太狭窄了，没错。人家现在很多这历史学者都讲啊，你要有水平的眼光，就不要一说中国就是唐宋元明清。对，当时唐的时候，周围是什么？整个世界是一个什么状况？其实这样看看，你像他就看到了西夏，对吧？想到了自己这省，这这叫什么外省？ <laughs> 外省二代。 所以呢，你说这个事儿，你一想就是一笔糊涂账，是嗯，但是为什么这个成为你的一个心结呢？哦，我我我觉得这个这个，我觉得文道讲的特好，我我觉得反而就是整个，因为我还是从西方的现代小说是一直在在当一个学徒，在这是我一个大书写大书写的一个执模。嗯，可是其实你会发觉到说，呃，共和国。 或是这个中华中华大这个这个大国，它是一个对自己想象是非常稳定的。他我们就算像莫言，或是呃呃贾平凹，或是海少公、王安忆，他们当年的那个，他们是最好的。我觉得他们是整个二十世纪的最教书最棒的一批。 呃，小说的一个一个一个地层学了，他们整批李瑞这批写的他们的最大的一个叙事资产就是他们二十几岁下放文革，他们被脱离了，他们拔开他们的他们的土壤，嗯，可是问题他们还是是在一个神州大地上冲州壮府，他们是在一个中国的国境内，可是问题你你看看有非常多的这些那个犹太，像刚才讲中亚，中亚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杂交的一个阴道。 一个 <laughs> 一个一个说一遍，杂交的， <laughs> 不是可以说，中亚是一个一个民族的一个走廊嘛，他们一个。 <laughs> 对，那个都是都是 <laughs> 一个暴力的游乐场，它其实太太丰富了。他们对于族群的一个离散，然后被灭掉，然后又变成混种。像刚才讲贵霜，或者说他们本来你像这些国家，他们后来这些地方，他们本来是一个佛教非常兴盛的地方，你后来才发现佛教的源头在，后来他们全部变成伊斯兰教的，全部是变成伊斯兰教的地盘。你现在到宁夏去的时候，宁夏的南方全部是。 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的子民们，他们当年是被李元昊屠杀的，他们是回鹘人，所以他其实中亚是一个非常流动自由，他他他不是以国境的封闭为他们的一个全体想象，他们是背着祖先的，背着教义，背着犹太教的呃传秘密传下来的一些仪仪式、祖先的记忆，他们是不断，所以你会看到中亚这匈牙利的作家，像匈奴。 匈牙利有个女作家叫呃呃亚亚，我忘了叫克里斯亚亚克亚克克里斯多，一个女作家，她写我们台湾那时候很流行，她有一个叫《二二童手机》，对她的主人翁就是一个双生子，双生子她其实是很怪的一个叙事声音，她是我们。 我们两个今天去做什么？我们我们那后面当然就发生匈牙利在整个二二战前后的一些悲剧，他们一下又被日耳曼打，又被又被后来又被斯拉夫人过来打，还是不断的被他们的认同是混乱的，混乱的过程，他有一种我们我们怎么可能？我们一定是我吧？可是为什么我们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种内在的暴力。 我们有一部分的，我们是，他匈牙利人当时是整个欧洲国度里面唯一的亚洲人，他们是唯一里面的基因的，他们是姓在名字前面的，他们是基因里面是亚洲人的基因，是亚洲人种，可是他们是在那个时候就被赶过去了，就就被我们大汉天威赶过去，他就被那边成立了，然后慢慢的进入到后来民族国家一形成，他变叭一个国家在那边，嗯，那这边更多像像这些的。 东欧或是这些吉普赛的这些，他们有非常大量的像像舒兹，像他们有一些小说家是非常，其实像卡夫卡他们这些，像伊叙曼他们这些写犹太的这些种流亡的经验，他们是非常成熟、非常世故、非常幽默，而且非常悲痛的。嗯，那你看像鲁西迪或是他们这些。 印度裔的后后后的作家，他们当时被被这种航海大航海，他们移到加勒比海，他们的祖先的溯源是一个全球当时的航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一个各地的产业殖民帝国的分配。可是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作家，这么多的作家，可是我们却好像在二十世纪的一个小说的过程，没有形成一个这么大型的，刚才散的，离散到。 边界之外了，你已经离开人的边界，你从此变怪物了。刚才讲麻花入湖，对，脱汉入湖了嘛？你其实像我，我后来也不理解，我算是呃，我是在被他们说中国猪滚回去，滚回去是哪？滚回你们的。 大陆这边有人跟你说这个，不是我我有人，台湾蛮蛮多的过去的一个情绪嘛。那他们的情绪是什么？他们是确实在清清朝的时候被割给日本人了。他们的祖父是是学日文，是很典雅的日文。可是突然国民党过来了，全部不准了，全部你讲日文的全部，后来就有一批四几年的一批小说全被禁了。那他们当然就，可是你中国如果滚回去，我滚回哪里去我？ 我滚到一个，我觉得就是负的一个一个一个，我刚才讲雾中风景的一张照片嘛，它就像西夏了，或者它就是一个旅馆，它是一个乌有。你想的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如果大陆的读者或是大陆的民众，他对。